锵锵三人行，现在连这个和尚都怨气冲天。刚才文道一直在说说你们节目能换把椅子吗？三把椅子从来就有一把是坏的。你大家看这像话吗？啊，你看我后头坐的这什么玩意儿？ <laughs> 我为什么拿这个垫子？因为我这个椅子从来升不高。这是我们这是大师的伺候啊！你说这个这个这个椅子，我我这你也也，我们这椅子用了。 这是从老公司时期用了七八年了，椅子都不换一张，我们这节目就寒酸到这程度吗？学习学习，这就叫凤凰精神。 这叫关心这是继承了西柏坡传统。没错，那还真是，你看这桌子吧，很多观众说，为什么我们桌子老铺的报纸？这不是我们关心时事，是我们这个玻报纸，旧报纸一拿开，底下是块玻璃，它会反光。没错，大家看，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这个手啊，还一直得得捂着呀。对，你这手一拿开，这就反光了。 <laughs> 我的亲爱的朋友， <laughs> 这像话吗？哎呦，我们这个节目，你知道吗？ 很多这个这个大陆的这个呃专业同行们一波一波到我们这儿参观呢，有的人参观完了之后都流下泪水啊，说你们这是县级电视台啊，但是做出来的却是世界一流的。 节目，对，其他有很多节目，节目好不好不知道，但那沙发都是达芬奇式的， <laughs> 达达达芬奇很糟糕，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就艰苦奋斗，艰苦奋斗，别别别这这这就别别说了，咱们要说这个这个精神呢，嗯，咱们要学习女排精神嘛，嗯，是吗？最近我们还是要学习这个女排，最近还女排精神，女排最近没打五彩学她干嘛？那咱们就学女子短道速滑的精神。 哎，那可可以学，一学，是吧？哎，你知道木子美吗？木子美不是在博客上曾经写过一个对各省男人的那个评价吗？嗯，我觉得他他学那个安徽方言学的一个最像，说这个安徽男人啊，特点就是折腾完了一通之后，还会体贴的问你一句：“你肿么了？ <laughs> 你肿？ <laughs> 你肿么了？” <laughs> 我觉一讲这个就乐。我跟你说，最近微微微博有有有这么一个就用了这个词儿，说什么说。 中国啊，中国，你肿么了？王蒙被开了，动车相撞了，梅花侵略了，梅花台风嘛，梅花侵略了，国人降日了。你知道这个东北那边我竖了一个碑，国人祥日。哎，这个课堂基吻了，陈醋勾兑了，猪肉涨价了，都玩炒作了，裸爬上路了，不是裸婚流行了，裸爬上路了，小三泛滥了，高官牛逼了。 什么百姓流泪了，快女黑幕了，炫富争议了，拉面骗人了，吃啥没啥了，状元都上不起学了，中国你肿么了？哈哈哈哈你肿么了？哎，咱就说这个王蒙，嗯，王蒙这个事儿，徐老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其实徐老师啊，这个他是对那个王蒙有兴趣吧？ <laughs> 对，王蒙先生有兴趣，说我看他对王蒙小姐的兴趣超过对王蒙先生。 是吗？你别看他人都找自己相反的，对他这么个文弱书生吧，我多年来观察发现，徐老师不能说是个体育迷，他就是个体育迷，他是个体育狂。哦，他他他疯狂的喜欢看，甚至是凌晨四点钟，对吧？ 他以两个支架的之身啊， <laughs> 他都要他都要看，所以他对这个然后自己还不打球，然后什么球都看，没真是没出息。人家是体力运动，我是脑力运动者，对对对，看得非常紧张，意淫者嘛，嗯，非对王蒙的事情，你你你的感觉？ <laughs> 怎么了？ <laughs> 整个这个事情啊，我我注意了以后，我就发现他这个事情打架事情一发生以后啊，各方面都很关心。嗯，但是关心的角度，要么是关心啊啊，他自己太宠啦，脾气不好啦，要么是说。 这个领队啊啊怎么不对啦？或者呃，甚至说教练怎么在后面耍手腕啦？个个都觉得自己是东莞中心里边的内幕人员，没错，全部都是把他当一个世界冠军在看，没有人把他当人看，就没有人把王蒙当做一个普通人在看。 这个事情照我看来很简单，你现在有个打架的事情出现了，打伤了。嗯嗯，先忘了他是世界冠军，先忘了他拿奥运会金牌。嗯，你现在先调查，这是一件肢体冲突，然后冲突完了，谁先动手，谁打了，谁有错，这个是一个公民之间的责任。按说是，这要在香港就报警了。 警察这得电，这这这全世界你再大牌的人物，你哪怕是王子，你菲尔普斯，你今天出了这样的事情，菲尔普斯吸毒，人家不是关心说将来我们美国的金牌怎么办了，人家就会说这么一个出色的人，现在他违反了一个人基本，或者他被违反，或者他违反，你先要在这个层面上处理。我我不是讲王蒙，也不是讲他的那个整个。 那个队伍里边的人事纠纷，这些都可以理解。我讲的是我们的传媒、我们的民众、我们的网民，大家都不没有人在想，谁都不把自己当外人，谁都来评判说：“ <laughs> 哎呀，对他太严了，对他太松了，上面耍诡计了，拍马屁了，等等等等。”是，哎，徐老师，我给我给你看看，咱们看看这个图片，包括这个这个报纸上的议论。你看，这是这个神神采啊，人真是多面体啊，这是一面啊。你再看下面。 <clears throat> 这又是另一面啊！你再看下边，这是打架之后惹动其他队员，不也打打伤、受伤、送院啊？哎，这牛仔裤还不错哈，这种清凉裤。 <laughs> 然后你看下边，哎，这就是报纸的标题啊！你看，打架猛，态度猛，家人猛，后台猛，语言猛，王蒙就是。 惯的，你看，这就是徐老师说刚才聊的，这也是一种意见之一啊。当然说什么的都有啊。可是我我我觉得就算打架，看到打到什么程度，有时候你说就算轻微有点受伤了，也不一定是需要报警处理的。就因为警察要处理的话，一般是这样，就是说你这个是个刑事案件，嗯，对不对？你警察就来了。 但是，假如说你是轻微冲突，它不一定是刑事案件。比如说体育界有些很有名的事啊，以前，例如说以前贝克汉姆，他们在曼联踢嘛，对，那后来怎么离开的呢？其中一个转泪点呢，大家都晓得呢。当然这是个后来传出来，但双方也默认，就是他们那个教练弗格森在更衣室里头跟这个贝克汉姆吵起来了，然后一个球鞋扔过去。 还砸到了贝克汉姆的头吗？啊，那然后后来贝克汉姆那阵子脸上不就贴着一块那个胶布吗？ <laughs> 太不经砸了吧！一踢哎，就是不行，咱 <laughs> 国内巨星帅哥比我们王宝差远了。然后贴了块胶布嘛，那那那个事儿后来也没有警察调查嘛，但是这体育界也是议论纷纷，球迷也是议论纷纷。所以我觉得体育界这种事儿挺多的。 就它不是一个罕见的事儿，它不一定要要去到那个我我我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我倒不是说一他们真的一定要报警怎么样？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的举国体制啊，嗯，其实，在运动队里面，其实是一个有点像家庭一样的气氛。嗯嗯嗯嗯嗯，你明白？所以所以呢，对，所以 <laughs> 运动员呢，我为什么说他们不是人呢？嗯，他不，我不是说他不是，就是说他要么是奴隶，要么是英雄。 一个运动员啊，要么是奴隶因此呢，我觉得它里边现现在处理人家人家现在两方面的意见，一方面就是觉得你这孩子惯坏了，你看我们对你这么好，你看你在现在在外面这样不争气，啊哒哒哒哒哒。但另外也有一种意见，就是说，你看同样是打架，为什么只处罚运动员不处罚教练呢？ 嗯，那么因为教练也动手啊，他现在不是情况领领队，领队另外一个助理教练，一个助理教练，砰一拳把打很远嘛，啊，打了一拳，哎，那个其实打架是双方面打的嘛，嗯那为什么那为什么情况下才会只处理下面不处理上面呢？就是挑战权威嘛，就是家庭里边，你看你看我们中国人传统，一个家里边人，你小孩不听话，你这在外面你你你晚上不回来，比如打个比方哈，就这样，你晚上喝了酒。 很晚才回来，我叫你明天要考试你不回来，回来老爸啪一下，啪一下那女儿砰一下，把老爸打旁边去了。那周围家里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女儿不对啊，对不孝，犯上，哎，犯上，听明白吗？这这个在文化次序上就是这样，所有的人都说，你看你看这这太不像话了，这个老爸是为你好啊，你或者说我们不说老爸妈妈打的，嗯嗯嗯。 妈妈打的妈妈的拳头，我们还可以深情歌颂一番。你知道，这要在美国就不行了。对，报警。好多美国的华人就吃这个亏啊。那邻居看见，呃，你你打孩子，你跟这就报警了。嗯，他报警了，报这警察就会呃把你隔离。如果你闹几次之后啊，法院甚至就判了你的孩子不能跟你住在一起。对，哪怕是到社会公共的。 那个养孩子的地方也不能跟你父母，华人的父母就呃有些不明白的，你知道吗？咱们这哎，这虚假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这个关系啊，确实是像个这个家。你说的，你比方说哈，呃，我都是家的逻辑去八卦。 这个事情，你想我说他哪天王蒙去喝酒去了？嗯，那个这次我还知道过去都不知道他们队里的人名字，主教练叫李什么玩意儿？那字念什么？左王右严。李岩是不是？好像左边一王，右边一严，是吧？就算叫李岩吧。啊，说他跟李岩说这俩呀。 老早就不和，一个说说这个王蒙当年曾经炮轰过李岩，但是呢，这个说是冬奥会的时候，这个师徒两个说好了暂时放下纷争，对 <laughs> 吧？国共暂时放下这这个这个内讧，哎，咱们这个一心共同抗敌，共同抗敌要拿金牌。说最后拿了金牌，你看王蒙还在冰面上向这个李岩呢。 跪倒，那一瞬间很感动，很感动。我看到，因为他他就是之前不服嘛，但是现在等于是承认他教导有方嘛。对，当场跪下，当场跪下。这王猛是性情中人，性情。但是现在说了，说现那个都是冰面上当场跪下，其实也就是表面上当场跪下。人有触景生情的这一面，两个人心里啊伤痕仍然存在。说但是呢也挺奇怪，说他那天夜里跟谁喝酒去了呢？是跟李岩的老公去喝酒去了。 <laughs> 哎，啊，不是我，我我不是说他们有什么关系啊，我就说你看他有矛盾，他怎么又跟她老公？你这消息哪来的呢？我我看来的， <laughs> 这可靠吗？在哪 <laughs> 看来的？以现全国人民都是这个东莞中心里的成员，他的材料嘛，除非那是我们组编编导的责任啊。说说喝酒，喝酒回来，靠谱吗？这消息回来之后，那那哎，有一个靠谱就是王蒙接受那个那个谁啊，中央就白岩松的那个采访，他可说了，他说是王春露先骂他，嗯。 然后又还说王春禄先打他，先打他，打他，他碰到了电视机，是不是因为这个？然后他还手了，哎他还手，然后他还手，还手。但是他的手打伤，好像是撞到什么电视机啊？有可能，对，是撞伤。然后说他回来的时候要去越想越不顺气嘛，要找这个春露王王领队去理论，但是呢，却要进副教练的房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王春露和副教练在房间里头，他要进进去之后呢？ 据李岩看到说，王蒙好像先有一些冲动的表示，但是呢，真正这一拳是这副教练说一拳打出几步开外。哎，你说这一家子，你想呢？叫文涛拍案了， <laughs> 不是中国人最喜欢这个。你看八卦那些明星啊，聊的那点事儿啊，全是照着他自己家里边那点什么什么关系啊，去去去安排角色，很好玩。可是。 我真不觉得这事儿有太独特的中国特色，坦白讲，因为你刚刚我也觉得说，很多那种教练跟学生跟徒弟的这种关系，动手动脚都很常见。上一季结束了的那个 NBA 里面，就热火队不也有球员掐着这个教练的脖子吗？就是也是传出来掐脖子，你想想看，也闹得很厉害。 而且你说到说这个是不是个用家庭模型来理解这个教练跟弟子的关系？我觉得这也很很普遍，这是很普世的东西。无论中西古今中外，从来你想想看，教练体育运动里面教练跟徒弟的关系像什么？就像一般讲的老师跟学生，嗯，师生关系。师生关系里面，其中一种师生关系是被人最称誉的是哪一种？就是类似于。 亲子的师生关系哦，你你觉不觉得？比如说，我们对老师，你总有一种感觉，这个好像是当做父亲或者当做母亲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派的吧？对，而且一个老师，他如果说真爱孩子、真爱学生的话，也会把他当孩子来看待，这本来就。 这本来就在，而且它不只是中国的，哪怕西方的事，你看柏拉图对待苏格拉底那种感情、那种怀念，就像是个儿子。对，老师的念。那就这关，这就说起来就深远了。那个时候，那还同性恋呢，那一般就是老师和自己的学生俊美少年。 要搞一下的，对， <laughs> 但是灌顶 <laughs> 了，灌顶。 <laughs> 他还是同性恋的，还是一种什么师徒之情啊？也不一定都搞了，苏格拉底就不愿搞嘛，是吗？对，苏格拉底就不搞，那是因为他老婆太厉害了。现在自从近代社会讲人权以后，嗯，这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界限。现在你在学校里，你要是老师打跟学生打起来，啊，学生固然是错，老师更大的罪。 最简单的这样的情况，你如果一打了以后，就不是你老师学生之间的事情了。这个事情，你刚才讲的对，运动员之间打打闹闹，全世界都有。但是这个打打闹闹使得全国人民这么关心，大家都把他不把自己当外人，当家事，当国事来共同对待，这是中国的特别东西。这说明中国的人对运动员，因为你是举国体制，你代表国家，因为你可能会拿金牌。 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因为这投资都是我们大家投资在里边啊。嗯。你东莞中心没管教好，我们大家都要批评你。啊东莞中心，这冬季体育。冬季体育管理中心。 <laughs> 我还说什么？顺德、佛山中心， <laughs> 什么东莞中心？ <laughs> 东莞。我我这个事情以后我看到一个博客，非常有意思。庄则栋有个博客。哦，庄则栋的博客。庄则栋博客说什么？他说他看到这个事情很，很伤心。 他说：“为什么？他说运动员啊，怎么失去了美德？” <laughs> 但他接下来很好笑，他说：“他们当初是怎么样？他们当初运动员就得到很好的待遇。”他还举了例子，他这个是他博客写的。他说：“当初他们做运动员的时候，人家就会来问他们看不看戏。”他说：“我们要问四个问题。第一，什么戏？” 没看过的我去看过的我不去。第二，谁演的，名演员演的去，不名演员我不去。第三，几排，前排去，后排不去。第四，有车吗？有车接我才去，没车我就不去。他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困难时期，运动员享受个非常高的特殊的待遇，尊贵地位的这我懂，意思是说 <laughs> 现在就是面子嘛。所以他说这个现在的运动员怎么这么没美德呢？ 意思是说那个太阳这什么玩意儿？在哪个哪儿？这 <laughs> 这，他就是针对王蒙的事情写的博客。你说哪跟哪，我就看到了联系。 <laughs> 就是说明什么？就是我们的运动员在举国体制下，他是被包养起来。一方面他应该待遇很高，但因为另外一方面你要非常顺从，你要做到很多保密。像王蒙现在还说要讲什么兴奋剂的事情，那是大逆不道啊！ 现在马上，人家反兴奋剂中心就要来追查他了。不是，现在我听到的消息是，这发布会开不成了。对，因为一直在做工作。哎，但是你知道这个，你要说这个民间瞎聊啊，那可真是全是阴谋论呐。就甚至就聊到说什么呢？说哎，不明白这王蒙为什么这么性子这么暴，或者说他这个你看民间这一聊啊，那那他们人家肯定觉得不对啊。但是我就发现，我听的最多的聊说，你不知道那帮人火气爆着呢。 他整天吃兴奋剂啊！那家伙，你女的他跟男的似的，那根本你不能惹他。 <laughs> 这是胡说吧？ <laughs> 这是胡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看现在很多人聊啊，就说跟中国人这从娃娃呃培养起这事儿有关系。 说几岁的时候，他们这些孩子几岁的时候就脱离了一般孩子的这个轨道。少体校、省队、国家队。说少体校呢，那就是这个什么？你看，非常短的时间的文化课，半天文化课，半天训练。到了省队呢，是每周两个半天加上两个晚上的文化课。到了这个国家队，文化课比例也不高。 而且他们这身身身体上训练累的不行，真上什么文化课，你在这打盹儿嘛？所以有些是冠军，虽然说保送上大学，但是也有一个就发生过，就是反应听不懂，这基础文化方面基础太差。嗯，所以你像郎平啊，就说呃，也在好像博客里就讲，他说他原来执教美国队。 他说：“他这个美美国队的很多就是女大学生，嗯，所以他们在上飞机的时候啊，好多这个他的队员呐，都利用那点时间看书啊，写写作业啊，完完完完成作业。是这样。所以他说他现在的女儿白浪在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嗯，他说走的就是美国运动员的路子，就是边打球啊边读书。但是郎平给女儿规定的原则就是读书第一，打球第二。嗯，中国这个就是你把你。” 就培养成了一种人呢，是吧？就是塑造你，就成为了这样一种人。你的命运，你甚至你的各方面的素质啊，可能在几岁的时候就被决定了。嗯，就是说你将来要么拿金牌，要么就是废品。这个这个是很残酷的。这事要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国家，比方说发生在加拿大或者其他的国家，他会这样：你打架的事情。 你看你受不受惩罚？嗯，就算你犯了错了，哪怕就算你坐监狱了，像像像那个菲尔普斯一样，说吸毒了，但是你不能取消他参加国家队将来参加奥运会的机会。嗯，等只要他的刑满了，他就算完成了这个刑罚，就算他很很错把人打伤了，嗯，到时候奥运前他要来参加一个选拔赛。 要是他的成绩好，他照样可以，这是他个人的权利，来代表国家，不是由你某一个机构来决定他来代表。而在中国这不是啊，你打了你打了教练以后，从现在就把你开除，你将来就没有为国家的效力的机会。而余下来的游戏规则是怎么样？你要求饶，我们并没有停止你训练啊。这个家庭的规矩就是说我妈妈可以打你，打完了以后小孩就应该哭在那里求饶。不，可惜的是这个东西，你不能出去报警。 这个东西没有职业赛或怎么样，或职业赛不旺。要是他有职业赛，后来又赢了个冠军回来的话，那就不一样。像李娜当时不是也炮轰国家队体制嘛，不也离开了嘛？但他是网球啊，他有商业性，他有职业赛啊。那现在赢了回去之后，家乡还给他立铜像，是吧？啊， <laughs> 所以这这这东西也很现实。不过我真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太特别的大事。你如果说真的是。 我们中国培养运动员的体制有问题，比如说我们运动员文化程度不高，什么？我们那么多运动员，怎么就光这一个就是听说打教练的呢？ <laughs> 是吧？你你，可见这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第二，我觉得全国人民这么关心这事儿啊，而且关心的那个角度啊，其实背后的假设就还是我刚才讲的，就假设这是一个家庭伦理剧，嗯，这是个家庭事件，因为教练跟呃弟子的关系。 就像是亲子关系一样，嗯嗯。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关系它本身是不是个恰当的比喻？就其实我刚刚讲了嘛，中西都是如此，都觉得呃，教练带这个弟子就像爸爸看孩子。可是问题说，我想我想探讨的是，这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教练跟弟子的关系呢？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呢？我像李娜夫妻关系才好，不？ <laughs> 我我我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契约关系。 就是说你是我教练，我是应该全部听你，但是我不是终身要忠实你。他不，他不应该像过去梨园子弟那样，你唱戏唱不好，我就把孩子扔走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